锵锵三人行，咱们这几天迫切需要刘继鹏老师这样的人 <laughs> 给我们解解解话啊！这这两天我还听着一句话，说是什么中国球迷不孤单。 股民与你同在， <laughs> 对，我也看到了。对，说现在是只有中国比得上中国足球的臭名的，只剩下中国股市嘛。对，你看我们这个时候心情就很好，因为我们完全不懂，一分钱股票也没买， <laughs> 对吗？现在就看着他们急的都要撞墙了。是，哎，我不明白刘老师，就是说好些周围的朋友，你们不是这么多年从来就没说过中国股市好？ 你知道吗？就是身边的朋友，从来都是说中国股市是陷阱啊。嗯嗯。但是为什么到这这永远看见你们发牢骚，永远被套在里面？那为什么还要干呢？ <laughs> 我不懂这是怎么想的。这个。他要找出路嘛。嗯。有钱也得要要找出路啊。啊，有有有有钱没处我花是吗？对。再一个是这个，再一个我们我们也得谈文化问题啊啊啊！就是这个。 中国股民啊，他有一首歌，哎，是吧？说说，他是说，呃，比如说股民老张那歌，他说：“我来到这里的动机并不高尚，嗯，但是我起的作用却能兴国安邦。”啊，然后这里不是地狱啊，也不是天堂，这里不是银行，但也更不是赌场，离不开的股市，下不了的岗，这就是发展中的。 证券市场， <laughs> 他这个意思是谈的世界各国啊，这咱们咱们也真得说点大道理了啊。嗯，世界第一强国，从我们说十六世纪，嗯，一六零零年呃，实际世一六零零年荷兰，嗯，统治世界金融强国八十年左右，以后让位给英国，嗯嗯嗯嗯，再到美国，嗯，没有一个。 不是伴随着世界第一资本市场中心的转移而形成的。是。所以你这一个国家要强大呀，两点，你不能老在低端制造业给人家打工啊。对。嗯。你得占领金融，你得战略制造业的高端，像咱高铁，那美国人承认这是制造业高端，特高压电网也是。嗯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你这国家的老百姓。嗯。 你不可能永远就跟我， <coughs> 你不可能祖祖宗是农民，不可能，这有可能他就进城了。你永远做手工的、劳动力密集的，有可能咱就从蓝领到白领了。嗯。咱工资要从一千到三千了。嗯嗯。所以大家赚钱的方式也就从劳动力收入、工资收入，嗯，到做个小买卖、个体户弄个发廊，这叫做我们叫做叫做经营性收入，最后必然转移到资产性收入，就叫财产性收入。 你的钱得会生钱。各个发达国家，你随便数，美欧日哪一个国家，它的收入，它也离不开资产性收入的财富。它毕竟来的可能要啊，靠智慧多一点儿，轻巧一点儿，速度快一点儿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金融是未来市场经济的战略制高点。你中国要想强大，你得先在资本市场上发展起来，你得做大市值。 你像美国人今天，嗯，就这么往猪肉里注水，啊，大家还美国人还建立信心，没意识到吗？这美本来这个这个美国美联储现在一个月印八百五十亿的票子，啊，四百亿往一级猪肉里注，这是买美国国债。现在那两房债你有印象吗？当时房地产闹危机嘛，现在人往二级猪肉里注水，是四百五十亿。 每个月要八百五十亿。这印的美国人有滋有味的。这他们惹出了麻烦，闹出危机。今天人家你到美国，你看你你一去，你看美国人有危机的感觉，一个一个特幸福啊。对，吃穿住现在都有保证，还便宜。是，我是今天出现一什么现象？文涛，最重要是我后边这句话。现在美国人说，美国人心里清楚，因为它大呀，它是跟大安大略湖似的，你这是昆明湖，他往里边弄几吨水，他不觉得。 但是美国人知道，再这么印下去就完了，他的核心债务问题都没解决啊！啊，所以伯南克老想停下来，他一停下来，全世界都不干，不能停，你就得印票子。你看，你看香港不干，欧洲不干，逼着他说你不明智。最近克鲁格曼也批评伯南克，这将成为历史的败。全世界逼着美国人卖注水猪肉，你说这个情况，这就哎，这就是金融大国，国际上美国人这么弱，你说我倒了雷曼。 整个大宗买卖，你们中国石油也好，煤炭也好，你要定价权在我这儿，那是资本市场定价，它是老大。嗯，所以你说，你就为什么不明白这？为什么这金融？这就是金融。我就回答你这问题了。所以我这外行，我这不行，为什么还得发展呢？听明白了，就是美国，这美国很精啊啊，这也不能叫做精，他也也不是。现在他基本上，美国现在是已经无计可施，无计可施。 但是问题是，它真的是全球的核心在金融市场里面。当它真的是大到这个程度，重要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根本它都身不由己。不，那它就躺在大家身上了。这是所以说， <laughs> 大家也怨他躺啊。这 <laughs> 他不躺不行，不躺。另另外，这金融的奥妙就在这儿。人家说啊，这个量化宽松啊，嗯，这是日本人发明的。 嗯，就当这经济衰退到一定程度，降息，你为什么降息？就把你们钱挤出来投资消费，对，都不管用的时候，开始就印票子，嗯，买国债。他印票子买这国债，和咱们这个做鞋做帽子血汗钱买那国债在市场上一样的。所以这种缺德的事儿，人家就说了，只有日本人能想得出来，美国人能干的干得起来。 <laughs> 嗯，今天人还停不下来。他为什么停不下来呢？就是。 他现在第一个就是文道说的，他当然想听你这样印下去，这个你这壶再大， <laughs> 你这猪肉里老住，你心里踏实吗？道德咱先放一边，嗯，老这么印下去，美元的地位就真的要被人民币取代了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他是无计可施。谁到了美国，除了这招，他都得你没有办法啊。我们中国就不一样，他是没牌可出，只能出这张牌，十六点四三九万亿。 美国的债务中，你看那个在那个那个那个纽约时代广场上那大国债中，嗯，他每天付多少债都标出来。现在每个美国人三点三亿五万美金，他这么他他他他不知道怎么还，这利息都这么高，所以美元的问题没有解决。嗯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，他是没牌可出，谁上台都得这样。咱们中国就不一样了，能出的牌特多，关键是不。 好牌都有，就不能出错牌。说这会打牌。可 <laughs> 这几年，咱们每次老选一张牌，出错了，包括救美国，包括一系列的，包括我们今天，钱多闹钱荒的事儿。所以这个问题就说了，金融把老百姓、把我们股市、把我们弄成这样，咱们国家怎么还得发展呢？领导得认识到，这你要崛起，非得靠这个。再一个，老百姓。 也真的是有人说记吃不记打赔成这样。现在老百姓现在这招已经中国的经济总量钱多还有成长性，绝不应该是这个点位啊！你发展中国家成长性这么好，你怎么也得弄到三四千点，你才能扩大直接融资啊！是，嗯是，对不对？你说那安倍经济学，他一上台也跟我们新领导上台时间差不多，他就量化宽松，他决定今年印五十万亿日元，每个月平均。 五十万亿是五千亿美金啊！嗯，每个月四百五十亿，他一季度经济全面上涨，虽然这两天有点反复，但总的趋势是没法改的。他把经济带动了，嗯，而且他的微信创了战后日本首相新高。啊，就是那这这个印票子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？它是促进经济还是破坏经济呢？所以这里边要看你印的是什么颜色的票子。美国人印红票子，对他这种困难的情况下。 对他来讲就是好，他可以把危机转嫁到所有持有绿票的人手上去。啊，美国人印绿票子，他美国人印的绿票子，对我们是印红票子。你是被动的印，你你是跟着印。他有多少绿票子，我们所以严格来说，刚才我不是说了吗？ 再一个就是好不好看，站在谁的标准上？站在我们道德的水准上，这就是不道德呀。嗯嗯嗯，对不对？你应该货币跟实物对应总量，这是有规矩的。对你现在往猪肉里注水，你说好不好？嗯。可是我不注肉，我不注不行啊，猪都没了。 <laughs> 问题是，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难道？但是你现在我们国家，比如说我们刚刚说有钱荒或怎么样？ 呃，然后这个我们印了很多红票子，那这个红票子你说是不能动，但是问题是这几年又出现一个情况，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呃无用的、重复的、过度的投资啊，比如说过去几年来，比如说做基基础建设，已经建到就是无可再建，现在还拼命在想地办法，很多地方还在想办法钻一些空地出来，再再投进去，这又是什么情况呢？现在的问题。 就是在中国城镇化这个发展上，说下一步改革，要本来更吸收的，要实现城镇化。发改委那儿可能人们传说要这次要花四十万亿，嗯，因为中国城镇化这个潜力很大呀，是，毕竟很落后啊，是啊，这四十万亿的钱从哪来？风险谁担？所以就涉及到了一个，除了企业。 刚才我们谈的金融的问题，钱多闹钱荒、体制问题之外，嗯，还有一个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关系也必须提。嗯，现在我们中央跟地方的政府，它不像美国，嗯，啊，它起码它有点在联邦体制下，每个政府对自己州里边的资产负债表，它负多的量，它是它必须要考量的。嗯嗯，我们这儿全都是中央把老担心地方闹风险，中央是第一怕企业闹风险，第二怕。 地方闹风险， <clears throat> 所以就老集权，集权的结果把风险都集中到中央。嗯，就像你说的，地方现在很多项目四万亿也是我们当时上届政府，那就美国那拼命拉动的。嗯，当时我们温总理第二年被美国人还评为了拯救美国的十大人物嘛，这是 <laughs> 二零 <laughs>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，美国就是你们这些媒体评的啊，评选的理由就是。 啊，启动四万亿，没错，这个就是这个这个新闻是网上这这都能看到。所以当时我们启动之后，有些项目，第一个呢，我们地方经济都想做出政绩来，确实基础设施很落后。嗯。第二个，有些项目你必须要持续的把它完成。第三个呢，地方的财力它是不独立的，它没有发债的权。比如美国的市政府它可以发市政府政府都可以发，它可以。 所以我们现在唯一的地方的来源变成什么了呢？我们说现在它有三个财政来源。嗯嗯，地方政府也是绞尽脑汁啊，他想一个是税收，跟中央分点税是。 一营改啊，但是营改增之后，他资金，嗯，地方政府觉得亏了，嗯，原来咱俩分值，现在都变成你的了，这块儿他觉得少了。第二个，他把希望寄托在卖地的收入，是啊，嗯，地方要干事项目然就就就垮了，嗯，卖地收入，土地收入，但是房地产我们要挤压的话，这一块，看来，它也受限制，所以就提出发展当地的国有企业的国有股票在市场上套现，给地府、地方政府增加点收入。现在这都是资本市场的压力。 那这种情况就像文导刚才提到的，那么你这么多项目，这风险谁担啊？嗯嗯，现在的体制都是各个地方跑到发改委要项目要钱，批了以后大银行给这边贷，这是第一个渠道。嗯，因为认为贷给政府，嗯啊不会出错，不会出错，都地方给出担保，对，是吧？比那些还不犯错误，政治上。 因为国有的四五大银行，它不给地方政府，不给大央企贷，他们并不缺哈，他给他贷是，那么这是第二点呢，那就是地方政府本身啊拿到这些钱之后，他 <coughs> 现在的债务就积压过多了，所以人们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分析就集中到这几大块上，一个是地方融资平台，他们都办个公司，拿这公司去跟银行贷钱，嗯，第二个就是理财产品，嗯，是吧？ 那么，所以融资平台、理财产品还有房地产打压以后的风险，现在这三块，因为现在体制内的资金也集中在这儿，嗯，体制外的表外的理财产品的很多钱，现在一说就要拿到十五十六的成本，谁能付得起呢？房地产商，现在房地产商一个是困难，多少钱我都敢贷，嗯嗯，反正到那会儿狮子都不咬，现在真有这样的。 你要多少利息我都我都敢要，地方融资平台实体经济支撑不了，所以这些钱也跑到这地方来了。但是这个地方的风险，最后一旦爆发是几大国有银行。为什么我刚才提到银行的数字呢？这种银行的风险是集中的是中国国家的信用，所以中央政府就把这块看得非常的恐怖。他说不，这要风险出来，整个银行系统系统性风险存在，所以就调控就紧缩。 啊！如果要把中国的每个县里边都有自己的银行，我们也搞五千家、六千家呢，我们就不怕。对啊，你说美国有九千家千家，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多弄点银行呢？还是闻到这句话不放心啊？中这个计划体制跟市场体制的一个最激烈的冲突就是配置资源，就是你老子啊，永远觉得你不行，会不行，会出问题。啊！所以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那儿。 这种体制不改变，就出现了。你都大了，本来你应该担风险，你现在什么风险也不担，什么权利也没有，可不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吗？结果非来了事儿，你老子也都担着的方。哎，这怎么跟我们电视台内部的事儿听着一样呢？ 你我啊，你们也是不是也是啊？就是现在就很多，我们这个电视台也是这样啊。为什么这个有些要出去办公司的？哎，要要自要自己，他原来管着的，他总是希望都归我管。但是但是实际上呢，你压力也很大，很大。对你还不如呢，让一个节目或者一个制一个市场化经营、市场化去制片。当然，但是这问题在另一方面是个权力问题嘛。 嗯，就是他，当然他除了担心你孩子搞不定之外，还有就是，这些都都在我手上，候，我这个权力是集中的，这也是问题的本质。 <coughs> 现在旧体制第二点就是，所有钱先收到我这儿来，谁要花钱再从我这儿给，没错，这叫什么转移支付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我多光彩，人活的不就是这自我实现吗？ <laughs> 钱都拿我这儿来，谁要也都给我这儿分。这三里河门口要是。 啊，人庭若市呢，都红火。这证监会门口要都来跑上市，那我在哪儿的地位都高啊？这个是问题的本质啊。所以用文道这文化的来研究，就是咱们还得研究点老子的哲学。无为而治，欲将无为而治，欲将取之必先与之。你现在很多的事情，你不给地方政府权力，所以现在他贷款的冲动很大，他就想，他好像从你单独干。 控制它是有道理的，但是你不给它的结果，最后风险都集中到你中央没错，真的，这是跟中国电视改革我听着都很像。就过去，你像我们一个传统的电视台，它在里边啊，不管各个部门之间呢，它没有风险的。是。于是没有风险就没有效率。对。所以你看，你像中国好声音啊，或者卫星的一些成功的节目，就是它地方电视台啊，它有这个魄力了，它它呀。 依托市场上的制作公司，咱们共同经营。当然，你就不要再想什么都是我的，你必须把一定的权利，包括一定的收益，交给人家，交给市场上的公司。结果这样，你看最后产生出来，这中国的一些娱乐节目就很火。嗯，他跟这个经营机制，所以就是体制。今天到了这个关头，我们还扣回刚才文道问的那个，说下一步大家怎么就都没底了呢？下一步怎么办呢？ 所有人都寄托在三中全会秋后的三中全会上，但是三中全会现在的模样是什么样呢？也不你就连这两天这金融都这么反复，这边是不能当奶妈，要紧。你们钱已经够多了，你们要无非在体外。嗯啊，所以我就要银行。现在前两天是银行闹钱荒，那不是中小企业那轮钱荒了啊。银行为了赚钱，那有很多。 过去他们自己有个资金拆借市场，短配长，短期的资金，他往往到那儿去拆借。是那个利率正常情况是百分之三。嗯。那两天种种原因闹出一个将近百分之三十、十五、三十都出现了，这就说明它三十五、三十是指什么呢？是指一天隔夜拆借有七天的，有一个月的，它一它按年化收益率。 平均银行的拆借从三到三十，大家就觉得中国经济出问题了，是这么来的。所以，但是这边呢就要求央行你放松流动性，你不能不让大家这么紧啊。央行就说调结构，我要一心慈手软，坏结构、坏人、坏事又干不掉了。要顶，可是顶的话，股市做出反应，嗯，暴跌，暴跌的话，你放松不放松，你救不救？好，坚决不能当奶妈。那好，第二天继续暴跌。 所以从昨天中午大家一看，啪，上午的一百多点收回来了，啊，这个两百多只、两百四五百只股票跌停，没有一只跌停了，就是知道晚上央行决定，您还得放水，就还得，你你要不然怎么办？你不能让这休克疗法这一下晕过去，那没危机咱也出来危机了，要过去了再回不来怎么办？哎呀，这个中国有句话呀，叫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 是吧？但是实际上经常变成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，那没办法，这经济也就但是你看，你就这样补丁补丁补丁补丁，好像到最后啊，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危险，就是这个包袱啊会不会破？有一天，呃，千疮百孔。你只有这两个选择，你要么就倒逼改革。你现在的今现在中国社会矛盾很多，但是为什么不像这欧洲、美国那动不动人华尔街人闹一场革命，恨不得啊？ 因为咱们经济上没出大问题，大家日子好过了。地方经济，你到各个江南那些城市去啊，真的很漂亮。嗯、咱们说实在的，是是是，真比北京好多了。没错，而且咱们有很大的进步。对，因为咱们稳定是经济上没出问题。但是如果这样下去，股市里边还有一个复杂的公不公平的分配问题。今天我们来不及谈。哎，这个先去一下广告再谈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您这意思是中国经济会出问题？如果你老出错牌，就会出问题。本来一把好牌也会打坏，因为现在的形势，如果一旦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遇到一块儿，那是不可控。没错，现在你经济好，你怕你这这是啥？ 有几个人啊，激进一点的谈谈是吧？颜色的革命，那你谈吧，你没有市场，大家尝到好的事情到了。但是，如果这样走下去，我们确实很让人担心。因此，我们只有两个出路：一个在这种形式的严峻性逼你改革。嗯，改革改什么？实际上，我们今天的谈话把很多实质性的问题都谈到了。嗯，打破金融垄断，为什么你老不放心？为什么不能一个县办一家银行呢？你把这些银行再拿到深交所去上市。 嗯，就等于栽了一棵梧桐树，他们再回过来给中小企业贷款。你我，在零八年啊，咱们做过一次“锵锵三人行”，你还记得？你说说，人家说我们是怎么着？是老虎，是狐狸？老虎、狐狸才打群架。嗯，我们当时十个教授有个尚书，你记得吗？嗯，记得。马光远，咱们那哥们。对对对对，说我们是你们没出息，人家老虎，人家单打独斗，你们还凑十个狐狸给中央提意见。当时那个提意见，你就当时就说抓住机遇。 每年要办三百到五百家县域股份制银行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。这一晃五年过去了，我们早就说了，就这个。当时总理也不是每期都看咱们节目，是，然后跟着又出去年不是还，结果去年又闹一堆地下钱庄啊，这个。你正规金融发展不起来，可不都是走地下钱庄，成本就了。所以要下决心改革，中国还是有希望的。 对，这个主基调我们必须坚定。国务院也应该多看看咱们节目，是吧？只要 <laughs> 只要真的后边不再出错牌，咱们还是来得及，还来得及。来，主流主流还是好的吧？是是是，这中国经济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。那要现在。